家世真是太不要脸了。陈果听叶修这么一说，道，当场就把那份报纸给撕了。我们怎么应对啊？击败他们？除了这个呢？这还不够啊？这个是必须的，好吗？但现在呢？这要怎么去还击？不用了吧？有点出息行不行？老这样背黑锅，都快被黑出屎来了。 <laughs> 太粗俗了！魏琛一边鄙视一边狂乐，还笑。陈国瞪他，他可没有开玩笑的心情，他是真怒。魏琛连忙收起笑容，一本正经地分析了一下：“呃，这个问题上确实不好还击，总不能去把真相说出来吧？家世他们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气死我了！”陈国左右看着。 似乎是想找什么东西摔一摔，但宾馆里的东西摔坏了也得赔。陈果左看右看找不到合适的，最后叶修把枕头塞到了他手里。陈果接过却又没摔，拿着枕头在那发呆。不要生气，明天就要开始比赛了，这些事让他们去折腾吧，我们不要分心。一定要打败家世，一定一定。 陈果离开，听叶修这样一分析，已知家世这样操作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浪。陈果也想眼不见为净，但却实在按捺不住，想要关心一下。结果跑去上网一看，深恨自己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前次家世爆料星星是由叶秋所组，弄得家世粉丝群情激昂，甚至跑到星星网吧去围攻抗议。 结果，电竞之家一篇报道把家世和家世粉的脸都是抽得肿肿的。家世这次也算是找到了机会，新仇旧恨一起算，上次不了了之的问题，这次总算翻出来给了个合理解释。看，不是我们搞错了，是这家伙换了名字，所以混过去了。如此一来，倒显得用叶修这名正是为了避开这种状况似的。 今次嘉世粉的反应比前次还要激烈，甚至有不少号称粉丝表示彻底心碎，从此粉转黑什么的。陈果郁闷呐，把他所知道的情况清晰整理了一下，在论坛上发了一帖，期待粉丝们能客观理智地思考一下。帖子反响倒是相当热烈，回帖无数，结果陈果翻开一看，差点没气哭了。 愿意相信他所说的有，但是绝大多数玩家都是冷嘲热讽。陈果自觉写的有理有据，结果被这帮人断章取义、混淆黑白。陈果出生力变结果数月的争论之后，陈果有了个绰号“秋狗”。陈果不知道这当中是不是有家世的人，看到真相后刻意引导扭转黑白。 他不想就这样放弃，继续据理力争。于是又过了数十夜，陈果升级了，终于不再是秋狗了。有人新送绰号“高级黑”。陈果终于放弃了。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二，线下赛在这一天正式开打。没有什么开幕仪式，只是联盟主席冯宪君亲自到场，宣布了比赛开始。 四个小组，每组五支队伍，两两比赛，总有一队是轮空的。轮空队伍并不要求到场，不过除了职业队，其他玩家队大多没有这种比赛的经验，所以即便是轮空的，倒也愿意来现场感受一下比赛气氛。星星在第一回合就遇到了轮空，不过一行人还是来了现场。现场和平日里最大的区别，自然就是围观的观众。 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对很多人来说，做任何事都会有些不自然，而这就是新手们要学着去适应的。行心方面，想叶修等人当然没这种障碍了。新人的话，叶修觉得唐柔和包子问题也不大，所以需要学着适应就是其他几位了。不过虽然是参赛队伍，居然轮空了，那也不能跑到场上去四处围观。 星星猪人也只能是坐在一旁的选手专用席位上，像观众一样欣赏着比赛。现场观众并不太多，不过因为有嘉世这样的队伍参赛，比起往年来说，这已经是不错的上座率了。联盟其实有考虑过，为了票房，是不是把这次挑战赛破例安排在 H 时会有非常好的效果？不过转念又一想。 这么做不等于是给嘉世主场吗？偏袒的实在太过火了，这才无奈作罢。不过嘉世这等豪强，在全国各地都是有粉丝支持的，更不用说那种会追着队伍四处看比赛、参加活动的狂热粉丝。此时的观众席上就有不少支持嘉世的横幅和标语，其他战队也只有羡慕嫉妒的份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种待遇，他们就不用幻想了。八场比赛同时开始，但结束的时间可就不太一致了。拥有最强实力的加氏结束无疑是最快，简直可以说是摧枯拉朽。其他七场比赛慢点的还在个人赛里纠缠呢，加时这边却已经十比零完胜了对方，实力差距可谓是相当的悬殊。 嘉世的职业选手们下场的时候，没有如何骄傲自豪，而被他们击败的战队下场也是没有如何垂头丧气，好像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似的。没出息！这样的态度，陈果是肯定要鄙视一下的。星星一行人最关心的，当然还得数同组的两场比赛，B 组两场比赛。 操盘手战队对十步一杀战队，玄奇战队对云轩阁战队。能走到线下赛这一步的队伍实力确实已经不错，比赛还是有些不错的看点的。打到这一步的选手，每年也不乏被职业战队看中，随即被签成为职业选手的。 以此作为跳板进入职业圈的现役选手，最有名的就要数虚空战队的李轩和呼啸战队的方瑞这两人都是在挑战赛上便被发现，而现在都已经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时常是会被当做推广挑战赛的噱头的。叶修却也有点这种心思，所以他是各场比赛都在留意，比起胜负。 更关心的倒是每一位选手的表现。不过看到现在还没有能让他眼前一亮的，真要是那种特别突出的，叶修却也不敢奢望。这观众席上不知坐着多少各家战队的星探呢。约摸一个多小时，首日的八场比赛才算全部打完。B 组在比赛之后，玄奇战队积九分，列第一位。 操盘手战队八分第二，十步一杀战队二分第三，云轩阁战队一分第四，而这四支战队的实力，叶修看过现场后心中更为有数。玄奇战队作为职业战队，实力显然是要强出一些的，不过强也有限，他们无法做到像家世那样干净利落的全取十分，反倒是在个人赛里还丢掉了一分。 第二轮比赛将在周五晚进行，这一轮 B 组玄奇战队将被轮空，星星战队对阵十步一杀战队，云轩阁战队对操盘手战队。接下来等候比赛的几天日子可一点也不平静。电子竞技周报有关叶秋叶修的报道掀起了大波澜，而这波澜也不是叶修他们事前担忧的身份问题。 这个问题根本就没什么人去怀疑，更多人在意的都是叶秋这个家世出身的大神，居然拉杆子在挑战赛里和家世干起来了。粉丝们觉得不能理解，而其他人则是围观看热闹，一时热闹非凡。星星这边顿时也接到了全国不少媒体想要采访的请求，希望他们就此问题做出回应。 绝大部分的采访要求都被回绝了，直到周五出版的电子竞技周报和上期同样的版面，大家看到对星星叶修的访谈。叶修，也就是叶秋的采访，这可是极其少见的。只不过这时候倒没有多少人关心到这一点。而在这篇采访中，大家看到了叶修对于目前大家讨论问题的回应。 我组队参加挑战赛，嘉世出局也来参加挑战赛，所以我们相遇，仅此而已。您的意思，其实你早在嘉世出局之前就已经在着手准备组织战队了吗？没错，在离开嘉世后，我在新开的第十区练起了我现在所用的这个角色，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了一些伙伴，于是我们决定一起组一个战队来玩一玩。听起来你们一开始好像并没有抱什么野心啊。 没错，开始只是大家一起随便玩玩。如果那时就有野心，我干嘛要退役呢？那么是什么导致你们后来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据我所知，你们这个队伍其实就是成立于家世对面的一家网吧，当时甚至和家世粉丝闹过很大的不愉快。那是后来，因为我发现一起组队的人都是非常有潜力的，他们完全有能力，也应该站到更好的舞台。 所以，我们决定在挑战赛上放手一搏。那么，为什么要特意针对嘉世呢？有人认为这是你们的一种炒作。当然要针对嘉世，因为嘉世毫无疑问是挑战赛中最有竞争力的对手。针对嘉世是我们企图心的表现。可您过去可是嘉世战队的旗帜人物，现在却要和嘉世战队在挑战赛里拼抢唯一的名额，不知道您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呢？ 尽最大的努力击败他们，这是对荣耀的尊重。有没有想过这样会让很多人难受？这不是我决定的，而是所有竞技形式所决定的。冠军永远只有一个。那么这次挑战赛的冠军呢？我现在就说是星星会不会显得是对对手的不尊重啊？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你这不等于还是说了？ 这是来自采访记者常先心里的一句吐槽。